锵锵三人行，哎，就又有热闹看了啊！中国留学生开着宝马，在美国洛杉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你知道拍了，都开着直升飞机，警察也直升飞机，你知追车，然后那个美国广播公司也开着直升飞机就拍，拍就是美国这个呃警察呀是个中国中国留留学生，然后。 美国警察开，你知道最后最后这个追追他呀？他实际是因为蛇形驾驶，哦，然后超速逃逸，然后美国警车就这么追，追呢最高速度已经开到了一小时，相当于一百八十五公里，那么快！那后快，我都开过。哎，那你也快了。然后最后这美国警察是用什么办法？撞击法，追上之后这几辆车把他撞在这儿，把他逼停，然后下来这个小伙子下草去了。 他有一个问题是英语不好啊，然后呢，那个美国广播公司留留学生，哎呀，中国的留学生，你知道这个美美美国广播公司一个记者是中国是是会说华语的，他看见一个会说华语的记者，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说叔叔，他们这样抓我是不是侵犯人权呢？ <laughs> 他们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laughs> 你也别说他是姓李， <laughs> 哦，还真姓李。 <laughs> 哎，就是，你知道这碰到这种时候啊，美国的电视台开心死了。对对，收视率最高的，没错没错，就是这种 life。 对，Breaking news live 啊，追不管这个逃的人是什么回事，对，就是说是啊，就就是过瘾。希望他晚点追上，对，是吧？对，从收视率的角度来讲，这唯一可以跟超级杯的这个中场休息时间相比的，最后最好还该有些枪战，只要没打死人就行了。哎，你说。 他是为什么？我就跟这么跟你说啊，这个好友一比，在中国，在北京，前前前前两天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个女车主啊，这个警察把她截停，对吧？可是呢，她就不开车门，嗯，她就不肯出来，嗯，不肯。你看看这个照片，最后啊，就搞到多么大的这个阵仗，警察也没办法让她出来。你看中间那个车，那女车主最后开来这种工程车。 嗯，就非得把把他这个车门呐给他撬开，嗯，你看下边，才把这个你看， <laughs> 然后你再看下边，最最后才把这个女车主给弄出来。他到底干嘛呢？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为什么我把这两件事放一放一起很有意思，你就猜他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前一个这个这个学生，他警察截他，他为什么跑呢？那他是不是喝醉了酒还是怎么样？不是，当时不是清醒的，不是。 包括这个女的，你知道，我有一个理解是什么啊？就是说，我这个早期崇拜的动物啊，是我们北方的驴，对吧？因为这个干活驴就是知道低头，只知道低头干活，不知道抬头看路哈。然后到近些年呢，我的图腾是什么呢？一个是乌龟，一个是鸵鸟。嗯。因为乌龟呢，整天缩头躲在壳里，对不对？壳里很安全啊。然后呢，这个。 鸵鸟呢，就是鸵鸟政策。嗯，碰见什么事儿啊？眼不见为净。就就反正脑袋扎在里边，牛的屁股冲天，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的鸵鸟政策。其实我觉得对心理很有好处。你知道，呃，据说啊，就像这个中国留学生，他英语也不好，在一个外国异国他乡，哗，警察追他。你知道，你想象他同情之了解啊，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他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交道，所以你知道他是本能的跑，他以为好像跑了是不是就没事了？因为他不知道下了车打开这个壳，他会碰到什么，就有点像这个女车主，你知道吗？他碰到情况，警察要来，他你能想象他那种心理吗？他不知道怎么对待。 干脆他就躲在里边不出来。一瞬间的那个判断，把他带上这条路，然后就死着往这条路死着往这条路走。不，我我我个人觉得这中间还有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执法机构的这个这个权威的呃一个习惯性的应对的态度的不同。嗯，在中国呢，最重要的是你出了这个事情。嗯，至于你逃避这个责任呢？ 你要躲闪啊，或者你后来去把人捞出来啊，等等，你去对付这个执法机构的事情，他们觉得那个事情不大，甚至有时候觉得我还很厉害。我犯了这个事情，我还有办法逃过。那美国的呢？我记得印象非常深。你学他的交通规则考驾照的时候，就有一条就非常深，就是说，你无论出了什么事，哪怕你撞死撞伤人了，这个事情都还是小，但是你要是逃离现场，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大。 就是对他们来说，来就是说，你犯事情可以是偶然的，但是你如果逃避惩罚，这是故意的，这个惩罚就非常重。这个概念在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受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法治，因为中国是事情本身是最大， <laughs> 对，事情本身最大，对不对？逃不逃警察这个事情相对少，所以很多人就 get away，这个变成了一个潜意识，变成了一个潜意识。但这个事情，他我觉得这个孩子要是去了美国，他考驾照。 他在美国考驾照、学开车，他都应该能够学到。这是第一天条，在美国，就是开车路上，不管你什么事儿，你觉得你开得很好，什么事都没犯，忽然一个警车上来叫你 pull over，你就要乖乖听话，绝对不能跑，绝对不能追，绝对不能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绝对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他考驾照，在美国能够开车，那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而他知道这个东西，他当时仍然要跑，就表示什么呢？还多了一条，就他在考试，他听说美国驾，他不相信，嗯， <laughs> 他以为还是跟中国一样，他觉得你要教我的东西都是假的。我碰到过一个就是这种诈骗的电话，后来我去找到公安分局，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诈骗的电话他冒充公安局。 他说他是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财财政科，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罪应该很重。在公安局的人告诉我有没有骗走你的钱，我说没有，那就没事了。所以说他他们看重的是你实际上有没有骗到你的钱，而没有把冒充警察这一条作为大罪来判。嗯，在美国我相信这一条是。哦，在香港都是那非常严重。你冒充警察这条罪比你骗钱要严重的多。 哦，你明白吗？这这个这其实是，就是对执法机构的一个藐视嘛，藐视，在我们这里这种藐视逃脱变成了一种常例。他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你们本身就执行的不公，你们当中有很多黑的，所以我们逃的就逃，你们也没有道理。因此我反叛警察，我逃过，我是公正的，我是正义的。中国人还有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这个交通，你这个速度，你为什么单抓我啊？很多人都超速啊，什么什么，就是、此，你这个警察，你有什么好货啊？你可能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说，我给一分钱交给警察，警察叔叔贪污啊，等等等等。我们找了很多理由来逃离警察的管理。在美国，虽然警察也这样，但你千万别逃。 对，就是你看到警察，你就乖乖的下。而且两个手得放在 <coughs> 方向盘上。他问你说把驾照拿出来，你千万别说这是我的驾照，那就完了，对，马上立马把你毙掉。 <laughs> 所以这小哥们儿，你咱们可以看看他他这个被擒那一幕。 Good evening. I'm Micah Ullman along with Cher Calvin. We begin with breaking news. Sky 5 over the scene just a short time ago when a high-speed pursuit ended in Malibu with three suspects taken into custody. The driver of this white BMW was originally wanted by the CHP for speeding and weaving in lanes in East Los Angeles. Instead of pulling over, the suspect led officers on a dangerous chase along the 10 freeway all the way to the coast, through Santa Monica, and along PCH through Malibu, at times going more than 120 miles an hour. Once the suspect stopped, all three people in the car quickly surrendered. <laughs> 这个小孩啊，他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个考了个临时驾照， 然后呢，他的车是什么？跟从朋友那儿买的，什么临时过户，怎么怎么着的啊？他有他的情况。但是，哎，你们发现没有？我怎么老听说中国的孩子在外国开车的事儿？嗯，就飙车。哎，我有朋友移民国外的，就经常说说，这这小孩染着黄毛，就那个华人的孩子。咱不能说全部的中国留学生是这样，对吧？但是为什么大家聊起天来，外国人人人称颂的？ 往往是这种孩子呢，就是说开这个跑车，带这个女朋友，可能是还是说是十五六岁。 比如说加拿大那个那个卖烟卖酒可能都有年龄限制的，他们就是反正怎么着就在里边买了，大叼这个烟啊，就是为什么很多外国人讲起来这个中国孩子是这么一个形象？你知道就在去年我们不是去了一趟加拿大 B C 省嘛？就在我们到的之前那一两个礼拜还出了大事嘛，在那边啊出什么事？就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开车撞死了过马路放学的小学生嘛，也是开快车嘛，名车也是。 对，你知道过去咱们以为像你们那个时候是感觉洋插队啊，到外国那就是吃苦去的，读研去的，或者是干破车还哎上被还有时候也被罚款就。对对对，一般都是呃，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了，对，才去那儿继续深造，对对吧？现在你知道吗？恨不能中学就在那儿上了，所以有很多啊，这个小孩子十几岁的在外国。现在不是中学在那里上了。 现在是未出生前三个月到那里，就先报名。 <laughs> <laughs> 现在最流行的是这个，生是美国人。对 <laughs> 对，现在北京啊，呃，上海我都听说，还不是说，当然名人另说了，名人当然有这样的方法啊。嗯，就是说还不是那么有名，住也住在四五环，开也就开一个雪铁龙国产的，可是夫妻就是策划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投资。 就是小孩送到美国去，最近柴静不是也这样吗？对不对？将来要当美国总统，这个还提哪壶？哎哎，这个就是这这个是一个潮流。现在在北京，这个当初就像八十年代，就是说每家都讲，呃，出去了吧，出去了吧。那个时候就是讲小孩出去读书。前些年呢，就是也是小孩出去读书是父母的钱，之前是小孩自己考出去，前些年是小孩父母挣了钱了，把一个房子卖掉让他出去读书。 考好学校，要是不行的话给学费。现在就早，在中国一句话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吧。现在就基本上是没出生前三个月就起跑线出发了。对，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中国这国家现在咱们感觉蒸蒸日上，很快世界老大就是咱们的了。但是为什么？ 人却往外跑呢？对，这个就非常非常，而且是那么成功的人士，那么正直的人士，我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看见是销几百万本的，嗯，那是深得人心啊。这个是老百姓，这个这是我非常尊敬的记者。但是为什么北京的很多成功人士都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拿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护照，而且这个护照是。 就像香港的双飞一样，你知道，他其实不会在那里长大，他也不会英文，他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保险，就是说，遥远的保险，你这个话说的，对于父母，他也是个保险，因为只要是直系子女。 他将来可以帮父母申请国籍，嗯，而他将来可以去读书，但是但是你知道，等他长大二十年后，咱们不是世界老大了吗？咱那个时候这个 GDP，那时候就像现在俄罗斯一半的移民都到中国的，嗯，二十年以后试着吧，美国人都抢着到铁岭来住了，对不对？怎么还这么遥远的保险呢？这个不是我我是这么想，有点，困我是那么想啊，就是中国人呐最势利眼了，他。 就不会吃亏的，我是那么想。你比如说，呃，要叫我我也干，因为什么呢？你办了到美国去吧，你并没有失去中国呀，因为这是本乡本土。将来中国其实这就是个脚踩两只船嘛，对吧？哪边好在哪边啊？这本乡本土我就在中国，我的孩子要是弄个美国个人的身份可以啊，那中国好的话他将来就回来啊。不是不是中国好不好？是他现在回到中国。 各方面还得到好的待遇，对呀，因为你学校里同学打架，他人家美 <laughs> 国人，人家人家侨办出面了啊，是是是，是，对不对？你在酒吧幼儿园打架，你在你长大了你在酒吧打架，那警察来了，那那那美国人那美美美美美国人先走，先走， <laughs> 对吧？对不对？那是不是？我我我讲啊，我不是在批评这些人，我讲是不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社会环境、社会政策促成了很多人的这样的选择呢？哎。 这跟美国社会没关系，因为他们去了美国生完了，除非占了一个病床而已。我为我为什么，对我为什么这个这个对你刚才讲的遥远的保险这句话我很感兴趣啊？因为这个有个经济学家叫陈志武，他有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耶耶鲁的。呃，对他有过一个著名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这个孝顺呢。 就讲这个孝，子孝要孝顺父母。他认为本质上是一种养老保险制度，嗯嗯，就是说，但但是他从经济的角度讲，它是保险。你看啊，中国呀，它不像美国、加拿大，它没有它的社会保险不可靠。嗯，当社会保险不可靠的时候，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他就要寻找个人的保险。嗯嗯，那么有的时候一个美国身份。 是个人的某种，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将来的出路也好，哎，都是一个一个保险。你知道这就像是你看，我听一个香港导演说过，他就说，你看华人很有意思，他说香港啊是华人的码头，嗯，哎，香港是华人的码头。然后我又听我一个台湾朋友说过，他说你发现没有，台湾呐是华人的退路。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过去说在呃香港，就是说，呃呃呃人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都是华人的码头，这就反映华人的这种流流这种流流徙啊。你看台湾，它指的是到最后蒋介石失去大陆了，往哪跑呢？跑到台湾去，就好像是一个一个退路，这就反映了华人的一个思维啊，就是。 你看农民的思维最讲究保窟，狡兔三窟，要保险呢。我人在北京混着，将来有什么风吹草动，怎么办？包括将来孩子，世界局势有什么变化，怎么办？包括现在北京是吧，也雾霾都看不见了，怎么办？你们他，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他不会吃亏的，你放心，他的打算。嗯，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些中国孩子出去胡来那些，并不是那么多。 坦白讲，我们常听到是因为他成了事儿。对，那如果真的是那么多的话，那这个事儿恐怕会报的更多。但是问题是，就是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看一个地方的人，看的就是少数成事儿的例子。你成事儿的例子多了，那你我们就觉得你整体都是这样。中国留学生跟中国移民同样的是今天全世界最主要的移民跟留学力量。就美国的大学，主要的海外留学生。 都是来自现在第一位是中国大陆，第一位是中国移民也是一样，是来自中国大陆最多。那么，所以你这里面比例那么高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什么事儿，我马上就看到。但但这些出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我我不不愿意说所有想移民、想留学的人都很坏啊，都怎么样啊？但是只要有一定比例就够了。那种比例的人是怎么样？就像你刚才说买保险，我们要想想看，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对啊，人总是这样，对不对？狡兔三窟嘛，多买几个保险。 那为什么英国人不去买保险？德国人怎么不去买保险？德国人为什么不会说，哎，中国发展这么好，妈移民中国？对呀，我德国还保。俄罗斯现在有。对，俄罗斯有，对不对？但我们没听过那些所谓的好国家，的澳洲、新西兰，有没有人说跑来中国移民，跑到拿拿那个什么双重护照？没有。为什么我们有？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对自己的环境没信心嘛，不安全嘛。还不只是一个对未来没信心，你知道？还包括什么情况？ 我举个例子，像有一些老板，有一些商人，他在中国，他做买卖，他做生意，他做生产，他心知肚明中国的环境是个什么环境。他在中国，他很多排污，什么什么，跟政府打交道遇到的贪官，他觉得这个环境简直坏透了。他的下一代，他的生活在这里不会很好，他会呼吸很多雾霾，他喝的水有重金属，甚至更危险的是什么？那些东西是他有份造成的。 但是他钱要在这里赚，对他在这里可以尽量污染这里。对，但是他知道好的生活环境不该有污染，所以他移民到新西兰、到澳洲那边没有污染。那等于有些贪官，他他在这里贪钱，他在这里拿进好处，但他知道一个人好的生活环境，公务员系统、政府系统应该是高效而廉洁的，所以他想办法要到加拿大、到美国。也就是说。 中国对某部分这种想往外跑的人来讲，变成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这是一个让我干坏事的地方，而我要享受这些所有好东西的地方呢，都在外面。我在这边可以坏事盖尽，我在外面就不用承担所有在这边我有份干的这种坏事带给我的后果。 嗯，能这么说吗？绝对绝对就是这样。你说的太绝对，我说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有相当一部分裸官，不就是这种人？我对我裸官是这样，但是我想更多的人是这样来形容，就是中国是一个沸腾的生活，就沸腾的生活，就是好处也能拿到， <laughs> 乱七八糟东西也有，但是有很多人呢，他是希望小孩能够清近一点。 对不对？有有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想法，结果小孩在那儿一点都不清静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啊，你现在这个加拿大不都关门了吗？嗯，投资移民，投资移民，这就是我原来就听我们有这个移民加拿大的这个朋友就讲。 他就说加拿大人其实挺讨厌华人的，嗯，就这种投资移民，因为你看中国人就是就是就是怎么，哎，我发现中国人这全世界都难对付是吧？他太聪明了，嗯，你比如说你指望着投资移民，哎，制造经济，你帮我们这儿振兴经济，创造就业机会，那加拿大人他都这么想，可是哪成想中国这个拿笔钱在你那儿，反正算成投资移民，去了拿到这身份，这人甚至都不在加拿大待着，对。 那么根本不能为当地，最后他们现在发现，这往往这效率太低了。他们就说，呃，华人，你比如说，就说人家加拿大才不管你发不发财，人家加拿大人好像比较重视的那种富人呢，是那种创造了税收。 给本州啊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对，结果华人去了通常是炒高当地的房价， <laughs> 对，但是没有给他提供就业机会，对，也 <laughs> 他找的那个人都不知道是黑，我们投资移民都是投资房地产嘛，对，就是， <laughs>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们来。 而且就看到了，就是说一些孩子，当然像文道说的，大概是极少数吧，就是在当地啊，这种飞扬跋扈啊，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呃，什么抽烟喝酒泡妞跑车，当然那些还是少。在总的来说，但你少够显眼嘛？对，你够显眼就代表够显眼的那也就是因为你是新崛起力量，人家看你。现在他要找找敌人嘛？现在美国你看。 好莱坞的戏啊，要找一点坏人，他们总要有敌人，不太好找啊。那有加拿大人其实已经算很温和了，我觉得对华人已经算加拿大人算是很包容了。对对对。如果我们去了别的地方，比如去欧洲很多地方，其实对华人没那么包容。像西班牙，像意大利，对，现在越来越多人真的是很讨厌华人。但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也许啊。 呃，你看老说过去王小波有个概念，老说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哈。实际上我们不管说什么问题，可能那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都是正常人类，嗯，没有什么特别的恶劣。你看见的都是那几个浪花，是吧？哎，好，那么会不会所有新兴发展国家正在崛起国家的这个国民呢，在外国呀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的过程？会啊，会。以前日本也是。 六十年代，日本游客在全世界都是出名恶劣的，他们也瞧不上日本人，他们也瞧不上日本人。跑，我最早到欧洲去的时候，那都带着轻蔑的口气，就他妈的，就他妈的，就是看着你以为你是日本人，但那种。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但是。